Uncle 节目，我是台大医院皮肤科蔡成芳医师。我们将在半点过后呢，接听大家的 call in 电话。如果有相关的皮肤科问题呢，欢迎打电话进来。预告我们 call in 专线是零二八三六九三三九八，零二八三六九三三九八，传真号码是零二八三六九二五九八，零二八三六九二五九八。那今天要跟大家讨论的是这个手部湿疹的问题啊。 所以跟大家讨论这个问题呢，是因为这现在过年也算是这个终于告一段落了哈。但在门诊呢出现了不少呢，因为过年的大扫除产生手部湿疹的一些个案啊。那这些个案呢，这个想跟大家做一些分析，啊，这个做一些这个治疗上面或者预防疾病上面的一些一些建议啊。那手部湿疹呢，其实在门诊算是一个相当。 常见的一个疾病哈，那以前呢都认为说是一个年纪比较大的人呢啊，这个家庭主妇发生的，所以有另外一个名字呢叫做富贵手哈，或叫妈妈手哈，所以都是这个妈妈呢，这个家庭主妇呢，每天做三餐料理做太多引起的一个情形。可是其实这个手部湿疹呢，它的种类相当的多，不是像大家讲啊手部湿疹哈，因为我们今天在学生上课，我想说这个介绍皮肤病的命名哈，假设我们脸部湿疹有有这个手部湿疹哈，这个。 听起来就很没有学问，好像哪里湿疹就叫什么名字哈，好像都是同样一个疾病，其实相当不然哈。手部湿疹呢可以分成很多不同的这类型，那每种类型呢，它的一个成因、表现跟它的一个治疗方式呢都不太相同哈。所以我们大致大致上呢，可以把手部湿疹呢分成以下这几种哈。第一种呢，就是我们目前传统上面所谓的富贵手哈，那富贵手呢。 这个实际上面医学上面富贵手呢，它是一种进行性的这个掌手掌的一个角化性的一个湿疹哈。那病人呢，他会从手指尖开始逐渐逐渐干裂啊，那干裂呢往近端蔓延，那蔓延到近端之后呢，就好像那个我们常常讲，因像风干龙眼壳一样，那它以干裂为主，那进一步呢可能会产生一些发炎啊、发红、皲裂，甚至裂到会出出出血的一种状态。 那这种方这种疾病的形成呢，最主要呢还是跟反复接触一些清洁剂、哈溶剂有关系。所以它另外一个名字呢叫做角质层耗损性的皮肤这个手部湿疹，哈，因为它是角皮肤的角质层蛋白质比身上其他蛋白的高，因为皮肤比较厚，哈。那这些蛋白质呢很容易产生一些老化跟硬化的一些结果。那结果呢就会有干裂的一些现象，好。那这个当然跟 这个接触性外在物质有最大的关系，可是呢，也跟个人体质有关系。有两种病人呢，容易产生这种这种富贵手的一种症状。一种呢，体在体质性上面来看的话呢，就是有一种过敏体质，有异位性皮肤炎的体质啊。那这种病人呢，他原本他角质层就比较脆弱啊，所以常常在国外呢，我们对于有比较有严重异位性的的小孩子呢，我们就会开始在他没有进入职场之前呢，就先开始做一些这个教育的工作。 刚才讲说，你有这样的体质，年纪大之后呢，你在从事你的工作的时候呢，尽量要避免那些碰水的一些碰清洁剂的一些工作啊，像是厨师啦啊，像是这个要刷手的一些工作或护理护理师啦哈，这个麻醉医师啊哈，那这些病人呢，他比较容易因为这些常要碰水碰溶剂哈啊，这个这个产生这些或是美发师啊哈，就不不适合做这些工作哈。 那第二个在台湾呢，也看到有不少的病人呢，是因为这个之前呢，因为多手部的多汗症的问题呢，去做了所谓交感神经切除术，切完之后呢，手部过分干、过分干燥，干到呢肌微裂的程度啊。所以，在台湾呢也看到不少是因为这样的这样的个案所引起的这种所谓的富贵手的一个类似的富贵手的一些湿疹啊。那第二种湿疹呢，事实上是刺激性的接触性皮肤炎啊。 那这种 C 性的皮肤炎呢，常常跟刚才的富贵手是有点不一样哈。这些人呢，常常是本身呢有富贵手啊，然后本身呢又会记得在洗洗手、洗手的时候呢，做家事的时候呢会戴手套，因为医生都跟病人讲说，富贵手的病人呢在做家事要戴手套，所以病人呢也的确戴了手套。可他戴的手套呢是那种薄的塑胶手套啊，那你而且。 这个常常的在戴在里面就戴做做家事就做一段时间，结果手部出汗啊，或是甚至呢更糟的情况下呢，他的戴的手套呢有破裂的一些情形，或是说戴的手套比较短，那些清洁剂水呢从手腕的地方再灌进去，那会引起这个手的背面的这个湿疹。好，所以汗疱一般的富贵手呢都是在手的掌面啊，那这种接触性皮肤炎呢常常会这个在手的背面当中。 产生这种湿疹的一些现象啊，所以这种是一种接触性的湿疹啊。那这种的解决之道呢，其实就是说你做家事的时候呢，你要戴双层手套，里面戴一个棉的，外面再戴一个长柄的塑胶手套，那里面这要记得常换啊。那这种方法就可以减少这种刺激性皮肤的一个湿疹的一些情形啊。那有些呢的湿疹呢是发生在手指之间啊，手指缝的一些地方啊，就是叫指尖的一个湿疹啊。那这种指那个手指尖的湿疹呢，它常常跟一些水。 伤有关系啊，就是从接触一些水性的物质，因为你的手指的之间的一些皮肤呢，比你的手的这个掌面呢还要更薄，所以常常有一些水阴性的湿疹呢，它直接容易在这个手指缝的地方产生啊。这些在一些糖尿病的患者呢，或者一些厨师当中呢，也相当常碰到哦。那甚至呢，它可能会合并一些念珠菌为那个酵母菌感染的一些一些情形。好，那这个东西呢，就是。 记得就是说，你这个洗完手以后呢，要把这个手指尖的清干净啊，那就可以减，那把手指尖吹干，就可以减少这种手指尖的啊，不是手指的 tip，好，是手指指这个之间的尖哈，那的一些湿疹一些情形啊。那第三种的手部湿疹呢，是一种叫做过敏性的接触性的皮肤炎啊。那过敏性的手指接触性皮肤炎，常常发生在你职业上面一些要常接触一些过敏的物质的人身上啊。 那这种现象呢，它有些是产生一些小水泡啊，有些是产生这种手背的一些湿疹，外形上面呢，不见得那么典型的一个症状啊。什么容易发生什么样情形？譬如说，有些人戴手套啊，手套过敏啊。那有些人的厨师他常接触一些肉汁啊、汤汁的东西啊，或者说是像牙医哈，那或者说像一些职业工人会接触一些金属的一些东西。那这些现的病灶呢，它常常会比较痒啊，甚至于小产生一些不定。 呃，发作部位不是很确定，一些小水泡啊。那这种情况呢，它的治疗当中呢，首先是要先确定你的这个成因啊。那有些是美容师因为香料啊，他常帮病人在帮着客户按摩哈，在精油当中或是一些植物的萃取当中，当它保持保存时间超过久啊，氧产生氧化情况下呢，很容易呢会产生一些过敏的物质的一些形成哈。所以香料、植物精华。 或者工上面呢会接触接触一些机油啦哈，一些金属啦哈，或是像牙医啦哈，会接触一些带这个这个还有这个 latex 的乳胶的一些手套啦哈，那这些个案呢都是容易产生手部的过敏性湿疹的一种个案啊，所以它常常是有一些特定的物质所引起的一些情形。那这些个案呢，最重要是要找出你对于什么样东西的过敏，那把这个东西过敏的物质拿掉。 那自然呢，皮肤就会慢慢慢慢的这些改善。好，那另外是日常生活当中最常碰到的，大家就是刚才讲说这些镍，还有就是镍的部分、金属的部分也会，所以常碰一些金属的人呢，也容易产生这种过敏性的接触性的皮肤炎啊。那另外一种呢，还有两两还有两种很主要的一种这个手部的湿疹呢，一种呢我们把它叫做汗疱疹啊。什么叫汗疱疹呢？汗疱疹呢指的是手掌跟脚的。 这个部分呢，所形成的水泡性的一些湿疹，啊，那这种水泡性的湿疹呢，在手最常碰到是在手指的侧面两边，好像一些相当深层或者掌面相当深层一些小水泡。这水泡大小呢，典型上面呢大概都是在一个 millimeter 或两个 millimeter 这样的一些大小，啊，那少数病人有些很大水泡形成，不过并并不是那么常见。那这种汗疱疹呢，其实相当有趣哈。这汗疱疹呢，可以它可以来自于直接。 皮肤的接触，也可以来自于一些远端的皮肤的过敏的发炎的一些现象形成。譬如说，有些呢是很严重的香港脚啊，那手上呢也产生一些水泡啊，或是本身呢你对吃什么这个东西过敏，或接触什么要过敏，哎，结果手上也真的过敏。譬如说，本身对染发剂过敏，但每次染头发之后呢，水泡就肿起来，好，手就出现啊，或是你本身对一些金属过敏，吃了一些呃含高金属的一些食物。 这是饮水或是罐头，啊，手就产生一些水泡，比如说对镍过敏啊，所以这种呢，有些是反映出远端的皮肤的过敏，在皮肤当中所形成的一种现象。那一般推测呢，可能跟手部的汗腺比较高，啊，所以有些过敏物质在汗液里当中被浓缩，啊，有关系。那这个嘛叫做汗疱疹，啊，所以汗疱疹的形成呢。 常有一些季节性的发作了哈，比如天气热的时候呢，就会就比较严重一点，所以大多数汗疱疹它就是天气转凉了之后呢，就会好一点点哈。那不过这个东西呢，它也跟你的外在的接触有点关系，所以在外在接触环境当中呢，如果说你有些比较过敏的物质哈，直接接触皮肤或是用了比较强的清洁剂，譬如说洗发精，哦，那这种情况下呢，都容易产生这种所谓的这种汗疱疹这样的一些情形啊，手部的汗疱疹啊，那。 所以，香港脚的病人呢，也容易有产生汗疱疹。那这种现象，我们把把它叫做一个自体激活反应，就是说，这个发炎细胞呢，在不连续的皮肤的部位呢，透过血液循环，这个发炎细胞呢，会带到身体的其他部位，产生湿疹的一些现象。那像手部来看的话呢，就最常碰到就是一个所谓的汗疱疹这样子表现一种情形啊。那这个治疗当中，当然找到过敏、找到刺激的因素。那有些病人呢，他甚至只是比较累。 啊，就会比较产生，所以有些是有点太累、睡眠不足呢，这个手部的汗疱疹呢也会变得比较严重一点点。好，那这种汗疱疹呢，有的时候需要跟一种叫做这个脓疱、脓疱这个脓疱症、长殖脓疱症呢做鉴别诊断啊，因为这种长跖脓疱症呢，它是一种这个广义来看是一种脓疱性肝癣的一种表现。好，那病人呢，他的除了小水泡以外呢，这个水泡子当中呢，甚至会很容易产生一些黄黄的这种。 脓疱的一些现象，那有趣的是，这种脓疱、脓疱疹呢，手部的脓疱疹呢，在研究当中呢，似乎是跟抽烟有一定的一些关系啊，有抽烟点关系。所以，特别在女性身上呢，如果你的手上有反复性的湿疹哈，那而且又有抽烟的话呢，我们都会强烈的建议说，这些病人呢，不要去抽烟啊。不过，当然也不是一不抽烟之后呢，他这些这个湿疹就会改善。 它可能是要经过两三年的时间呢，免疫系统才会逐渐逐渐的沉淀，才会好掉哈。所以，他跟病人叫病人抽不抽抽烟？病人说啊，抽烟什么关系？我抽了不抽烟还不是一样会发哈。那可我们常常就跟病人讲说，倒过来讲，你如果呃继续抽烟呢，就就不容易好掉哦，那在同样的情况，在脚上有些这种汗疱疹、脓疱疹呢，有些跟你的穿鞋子穿太久有关系，呃，热摩擦。 对，因为走路脚上一直走路嘛，走路本身呢又封在鞋子里面，其实就是闷热，闷热在这个里面呢，这个脓疱疹呢会比较严重。所以有些在脚部的这种汗疱疹呢，我就跟病人讲说，建议说你最好是能够这个穿比较透气的鞋子，啊，不要走太久，那减肥，啊，这些都会有一定的一些帮助，啊，那这种脓疱疹的治疗当中呢，如果是脓疱疹这个长脓疱疹呢，它标准治疗是口服的维他命 A 酸了，哈，那汗疱疹的标准治疗呢？ 大概就是给类固醇啊。那现在有少数的病人呢，因为还有多汗的一些情形，所以呢，也有人研研究发现说，做一些所谓的离子导入术啊，就是用手汗跟脚汗的治疗方式呢，把汗腺塞住，甚至是呢局部施打肉毒杆菌素呢，也可能会产生一定的一些结果啊。那在我个人的经验当中呢，这些很严重的手部、脚部的汗水泡性的湿疹呢，最有效治疗方式，其中一个除了说是给类固醇以外啊。 吃了类固醇、打了类固醇、擦了类固醇以外呢，另外有些人连类固醇都没有效的情况下呢，可以尝试使用口服的环孢霉素来做治疗啊。那这个是对于汗疱疹的一个治疗方式啊。那除了水疱湿疹以外呢，还有另外一种的这个手部的湿疹呢，我们叫做角化性的湿疹啊，过度角化性的长直性的湿疹。那这种病人呢，常常发生在我们的手掌。 或是脚掌的中央，好，那就皮肤相当的厚，相当的硬哈，那病人也相当的痒哈，那这个它的红的程度呢，常常不见是那么的严重，那大概都也不会产生水泡啊，那这种呢，属于长直的角化性的湿疹呢，它在外形上面呢，跟长直角化性的干癣相当不容易区分，相当不容易区分好，那而且甚至呢，即使你做切片检查呢，它的。 都很难做一个很确实一些区分的一些方式哦，所以甚至有些人觉得说它就是一个特定的部位的肝癣的一种一种类型啊。不过，实物上面治疗起来是不太相同的哈，因为这种长直角化性的肝癣的的手部湿疹呢，它给像有一些特定免疫性的抑制剂哈，那效果会就不错。那可是肝癣用药剂的效果也不见得那么的好哈。所以，这种长直角化性的湿疹呢，在治疗当中呢，是一种。 特殊的一种手部的一些、脚部的一些湿疹啊，治疗起来的方式是不太相同。我个人觉得，用系统性的口服的免疫制剂非类固醇的话呢，是我个人治疗上面的一些一些首选啊。那这是属于角化性的一个这个湿疹啊，那跟肝癣有相当大的的类雷同性存在啊。那另外呢，在刚才讲到汗疱疹啊，汗疱疹呢，在手跟脚它的意义不一样哈。手部的汗疱疹呢，就手上产生湿疹呢。 几乎是不太会是霉菌感染所直接侵犯的一些结果。它有可能是脚上的霉菌引起手上的水泡。可是相较而言呢，在脚上的那种水泡性的湿疹呢，有一部分呢，它本身就是霉菌的感染。其实这很很很不很奇怪，为什么脚上汗水泡呢就就可能是霉菌，手上就不再是霉不太可能是霉菌。到现在为止呢，医学上面也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解释了哈，也没有很好解释。不过实物上面我们看到的确是这样一些情形哈。 那所以，如果同样一个病人呢，脚上有水泡性的这个香耳脚，手上呢虽然有水泡，可是手上呢硬是检查霉菌就检查不出来，好，所以其实我们不太知道什么样一些原因，好，所以脚上这种水泡呢，除了说是汗疱疹以外呢，另外一个你要这个仔细去思考的呢，就是它有没有可能是这个香港脚在脚上形成的一些情形啊，比较不一样就是它的水泡的部位呢，常常跟一般的汗疱疹位置不太相同，因为它容易发生在脚趾的这个。 附近在脚趾头的根部的附近产生一些水泡，或者是在同一个部位呢，一直水泡不容易好掉。好，那水泡也跟一般的汗疱疹相较而言呢，比较大颗一点点。好，那而且常常是一脚有一脚没有，或一脚很轻微，一脚很严重。好，所以两这两边呢可能会有些落差存在。好，那这是一种叫做水泡性的香港脚的一种一种表现方式。好，那除了这样子的汗疱疹的水泡湿疹以外呢，还有。 这个两种的湿疹呢，在手部呢，有人，有人被提出哈。一种呢是把它叫做前臂状湿疹，哈，前臂状湿疹呢，它容易发生在手的背面，哈，那就是为什么要前臂状湿疹呢？因为它是圆圆的，一圈一圈的，哈，本身呢有点点的湿湿的小水泡，黏黏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厚度呢不会很厚，哈，那病人相当相当的痒，哈，跟这个之前之前的湿疹相较之下呢，它的痒呢，有时候反而更严重，哈。 而且这病人呢比较讨厌，因为他的手背的湿疹呢，你这前臂状湿疹呢，他很容易呢，他很强的类固醇之后呢，就变成皮肤很薄，就变成脆弱，甚至一下就破皮，一下就淤血哈。那这种前臂状湿疹呢，它常常是异位性湿疹的全面性的一种表现的一种方式哈。所以在处理上面来看，我个人觉得是一个治疗当中要特别小心的一些部位，因为它容易。 这个产生治疗上产生一些不良反应，好，所以反而是要小心点。那我自己的建议是说，可以短期内用一些类固醇的治疗，那长期呢就是用一些间断性的类固醇辅佐一些非类固醇治疗的一些方式来做一个处理哈。那除了这种所谓的前臂状湿疹的，对，所谓亚急性的手部的湿疹以外呢，还有一种呢就是更广义的是，我们把它叫做异位性的湿，异位性的手部湿疹。 Topic h e n e c t e m a 哈，那这个的名词就更广泛了了哈，基本上面它是只说有异位性的病人的体质身上呢，它的湿疹，它的湿疹常常就不是那么典型哈，就是它常常就是东一块西一块啊，有部分的这个不连续的皮肤上面产生一些一些湿疹的一些症状哈，那可以有点点前臂性湿疹，有点是手掌那些湿疹哈，那手指间湿疹也会有一点点哦，所以它这个湿疹的表现起来就更更多样性了哈，那所以这种湿疹的治疗呢？ 它就跟异位性皮肤炎是比较相似的哈，它有的时候还会有一些像尘螨的接触啦，哈，这些因素呢所引起的一些湿疹的一些现象啊。那所以在治疗当中呢，有的时候如果全身性湿疹比较严重的话，你就把它当做全身性湿疹的一部分去做治疗，那就可以了啊。那湿疹的治疗当中呢，除了刚才所讲的哈，就是这个就避免它的。 刺激的因素啊，减少清洁剂、肥皂，少洗手以外呢，当然我们刚才讲过，你找到过敏的部分呢，去减少过敏的一个接触，或者完全避免见过敏的接触。那有些病，有些人呢发现说，使用的一些这种这个护手膏呢，也可能对于这种减少外界的刺激有点点帮助，不过要稍微小心一点点，不是所有的护手霜都有帮助。有些研究显示说，有些护手霜使用之后呢，你的皮肤反而是呢更脆弱，更容易被外界的过敏物质或刺激物质所。 吸收，所以使用护手霜的时候呢，也要了解你所接触的物质跟你使用的护手霜要达到一个合适的一些搭配哈，不是所有的护手霜呢对你的皮肤都有帮助哈，因为当你皮肤的保水性增强的时候呢，其实它的对过敏的抵或刺激物质的抵抗力反而是下降的哈。那另外呢，在治疗上面呢，也些还有其他治疗方法，刚才讲过，若是汗疱疹之类的这个手部湿疹呢，你可以尝试做离子导入好让手部呢。 出汗量下降啊，那或是做局部做病病毒内这个病灶内的肉毒杆菌素的注射，让出汗量减少。那另外呢，也可以做什么？可以做全身性的免疫疗法哈，就是降低你全身性的发炎的一个能力，或是增加你对于这个过敏物质的一个这个忍受忍受度的一个提升啊。那另外呢，有些情况下呢。 你也可以去尝试做一些光疗，用光线治疗哈，所以这些都是可以治疗的一些方式哈。不过，当然先决条件是要先排除一些过敏源跟一些感染的一些一些风险哈。那不过，当然很多那么多类手部的湿疹，可能一般的听众可能很难确定了，所以我想还是要到门诊做一个比较确实的诊断哈。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呢再接进大家的 call in，呃，call in 号码是零二八三六九三三九八八三六九三三九八，传真号码是八三六九二五九八八三六九。 二五九八，欢迎回到九八新闻台咪 uncle 呃咪 uncle 节目，我是台大医院全民 uncle 节目，是台大医院皮肤科蔡成芳医师。我们接着开始接听听众朋友的 calling 电话，我们的 calling 号码是零二八三六九三三九八零二八三六九三三九八，那也可以用传真的方式，传真号码是零二八三六九二五九八零二八三六九二五九八。那我们先回答一下刘小姐的问题啊。 蔡医师好，你好嘿，嗯，我想请问一下哈，就是前一阵子哦，有看那个健康两点零啊，是有一个皮肤科医师，嗯哼，他说这个洗脸哈，嗯，就是就是我们就是没有擦那些化妆什么的哈，是是，洗脸哈，就清水洗就好了，是是嘿，不需要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洗面乳了哈，是。那我现在有个问题，嗯哼，就是。 我有用洁美净，哈，是嘿，然后呃在台大买嘛，然后又用那个什么，诶，就是那个防晒最近的哈，以前我都是用清水洗啦，是洗了洗了大概十十几年了，嗯那洁美净哈，嗯，我也是也是用清水洗，我这样听他讲，后来我现在用又加了，因为我我最近才用那个什么什么防呃什么什么什么雅漾啊，OK，什么什么脸部超油。 呃，什么什么清什么那个那个雅漾的那个脸部的哈，的防晒。嗯哼。那请问这样子的话，我没有我没有化妆。是是。哎，我我我都喜欢那种尽 <laughs> 量清淡，我都没有化妆。那这样子的话，我用了防晒乳的话，嗯、又先先擦那个洁美剂嘛，再用防晒乳。这样子的话，请问我需不需要用防晒乳？ 全效清爽脸部防晒乳，SPF 5帕。是是是。那请教请教蔡医师，其实我想这是很重要的很重要的问题哦。就是一般我们长期的皮肤科的，我们都认为说皮肤的保养呢，其实就是几大重点啊：清洁、保湿、防晒啊，这是三个一般认为说是基本的皮肤保养的一些一些需求了哈。那至于说我们可以分开来拆，就是说其实防。 保湿、防晒、清洁，里面呢各有它的一个窍门在。第一个就是你清洁呢，为什么要清洁？主要是把一些过度的一些油脂把它清掉哈。所以如果说你用的产品是相对温和的，那本身在这个流汗之后呢，就有就可以就可以把这个清洁的洗掉，比如运动流汗哈，或是本来那出汗以后呢，其实正常的皮肤本身就会代谢掉一些油脂哈，除了说留在那个。 毛囊里面的一些油脂呢，可能比较不容易清除。以外哈，其实正常皮肤呢，在角质层剥落的过程当中呢，就会有一些剥落的一些现象。那外来的油脂呢，到底要不要清除，就要看你的油脂本身的氧化的情况。如果油脂会深入你的毛囊哈，会有氧化的一些现象。我个人觉得还是会清，把它清除掉比较好，因为对皮肤是一个负担哈。那当然呢，如果说你的皮肤本身呢不会很油腻，啊不会油腻，不会出什么油啊，那你没有涂一些特别一些外在的油脂，这油脂或者油脂也没有氧化的情况下呢？ 用清水洗其实是可以的啊，像我像我自己有些人病人说，他跟我讲说，比较运动，运动之后脸就会大量出汗，出汗的时候呢，他就用清水洗一洗，好，那就这个油就洗掉了啊，的确也是可以这样情况了。所以到底要不要清洁？因为清洁呢，清洁剂的跟水的差别点在于说，它对油脂物质的清洁能力。如果是水的东西呢，论上比较流汗的情况下，那这种油脂的东西呢，就自然剥落了，所以你也不用一定要用什么清洁剂去洗它。可如果说你皮肤容易出油啊。 那些油脂在皮肤上面呢？你没有做一些清洁的情况下呢，这些里面的我们叫皮脂腺里面的一些物质呢，皮就皮垢的东西呢，会产生油酸的分解啊。那如果说你本身又有脂漏性皮肤炎体质的话呢，这些油酸就会导致皮肤的刺激，那你就需要把它清除掉啊。那所以同样你的这个。 这个防晒品里面呢，它有没有一些类会产生油酸的一些东西啊？那这个东西也也会影响到你的一个一个清洁的一个一个需求，因为油酸本身呢，在氧化情况下呢，对皮肤是一种刺激的一些物质啊。那至于说到底，刚才讲的清洁了哈，这些清洁必须看你本身使用的产品的哎稳定度，你本身的皮肤的油腻的状态啊，有没有脂溢性皮肤炎，去决定你使用的一些方式啊。那第二个呢，就是这个。 呃，防晒的部分的使用啊，其实防晒的使用呢，有跟大家说明过，防晒的使用呢，其实是根据你本身的呃需求啊。如果说你本身呢都是这个早上出门哈，晚上回家，晚上八九点回家，你回家的时候都没有什么太阳了，那你坐的位置呢，也不是在太阳光的旁边啊，不是在这个窗明几净的玻璃的旁边，这种情况下，其实防晒需求不需要那么的高，甚至你都不擦防晒，影响也不大，因为。 透过这些微量的玻璃，或是一般日光灯所看到的防晒呢，并不是那么高。可如果说你本身呢要出去比较久一点，东西把它洗掉了哈，所以那所以我个人觉得防晒保湿这东西呢，都是因个人的需要而异。 好，那可如果说你脸上涂了一些东西之后，我觉得还是要把它洗掉。好，除非说是你刚好在运动以后，在或者大量在蒸汽室里面的这个脸就可以被洗掉的情况下呢，那时候可以就不要做一些清洁动作。因为一些外来油脂呢，包括自己皮肤的油脂呢，其实都放久之后不清洁啊。那在特别在轻微日晒之后呢，它都会形成一种刺激的物质，所以还是要做一些适度的一些清洁哈。可如果说你本身呢，你的清洁剂呢，那这种情况下就会用一些比较温和的清洁一些产品了哈。 那当然，在古代人来看的话呢，他如果皮肤都没有做什么保养的观念，他皮肤也不太会流汗。这种情况下呢，的确是用清水洗就可以了。可是现在人呢，因为这整个保养习惯的一些改变，哈，为了希望靠着保养能够让皮肤比较美白，哈，能够防晒，能够防止皮肤可以老化，那势必你也会添加一些外来一些油脂的物质。那这种情况下，清洁呢，还是他皮肤的保养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一个层面啊，要不然这个外来的东西在皮肤上面，它会从毛囊吸收，而且呢，它可能会产生氧化。 那甚至有可能会产生刺激或过敏的一些情形，所以清洁呢，适度的清洁呢还是必要。可是当然，如果说你做过度的清洁，清清洁到皮肤本身，洗完脸都会有些紧绷、轻微的脱皮，甚至发红的现象，那就表示说你的清洁的产品呢使用的太强了，或说你本身使用的保养的产品呢太不容易洗掉了啊，所以就会这个有这样的一个情形。所以还是一样。 皮肤的保养呢，就跟要疾病的治疗是一样的，啊，常常是有得必有失，啊，所以就是看你得的多还是失的多。那这个副作用呢，也有可能会产生，只是说，就好像吃药一样呢，如果是为了疾病的目的去吃药，副作用产生呢，如果在这个副作用是可以被有效的管控或是处理的情况下呢，这个药还是要吃的，好，所以如果是为了美白、为了防止晒伤、为了防止老化啊，但是这个产生色素斑，做一些防晒的情况下呢，我觉得。 这这个风险呢，这个可能的潜在的副作用呢，还是值得被承受的。哈，如果用用是一个符合适合你的肤质、适合你的个人的生活习惯、哈，适合你的一些休闲习惯的一个防晒产品的时候呢，我想这个还是一个很值得投资啊。好，那接着回答一下陈小姐的问题。下一次哈，我想请问一下，我今年五十几岁哈，嗯哼，我发觉我脸上的肌肤啊，嗯哼，然后越来哈，就是好像皮肤越来越薄了，嗯哼，嗯哼，然后。 有些地方很容易起皱纹，我是不是多多多擦一些滋养霜会有效吗？我想询问一下医师，谢谢。嗯嗯哼，OK，这个脸部的保养哈，其实我们常把保养东西分成这个保湿哈，然后防晒、美白啊、除皱啊，那除这个这些这些不同的一些产品哈，像你刚才谈到说皮肤变薄。 哦，产生皱纹，事实上这是一种所谓的老化的一种现象，常常所反映出来是一种胶原蛋白、弹力蛋白、玻尿酸的一个流失的一种一种情形。哈，那这种皮肤的变薄呢，它真正变薄的部分呢，事实上比较重要的不是我们的角质层变薄，它是我们的皮肤的真皮层的一些变薄。哈，那真皮层里面最主要的固态物质，就是胶原蛋白，那另外另外有些弹力蛋白、接玻尿酸的一些一些成分。哈，那所以大多数的产品呢。 你要达到有，那年纪大之后呢，皮质上在没有日晒过度的情况下呢，皮肤是逐渐逐渐变薄的哈，角质层变薄，后表皮在变薄，真皮也变薄哈，所以因为本身你的制造能力下降了哈，那针对这种呢，因为老化所引起皮肤变薄的一些情形呢，它就会产生什么样子？就会产生皱纹变多，为什么呢？ 因为你可以想象，当你皮肤很厚的情况下，你去把这个皮肤做一些挤压，它比较不容易产生挤压位移跟变形，所以皱纹就比较不会形成哈。所以皮肤越厚，哈，含水量越高，那个那这种情况下呢，它就越不会因为动挤压的关系呢产生一些细纹哈。所以这个皮肤变薄的确是老化这种现象，而且呢也的确呢会加速皱纹的一些形成哈。 所以在治疗当中呢，我们要对这些老化的皮肤去做处理呢，它基本上面呢就是要增强皮肤真皮的一个保水度。可是单纯增加水呢，水分是不会含氧的，它一定要有能够把水分抓住的物质存在。那这什么东西呢？就是玻尿酸啊。那另外呢，就皮肤呢要有一定的胶原蛋白的一些制造啊，那弹力蛋白的一些形成。所以这种情况下呢，你就要刺激我们的胶原蛋白的的制造啊。 所以它简单讲起来，它的治疗当中呢，就是一方面要促进玻尿酸的形成，一方面要活化我们的皮肤真皮的组织，让皮肤变厚，胶原蛋白不断的、一个一个一个累积。哈，那具体的方式呢，涂防涂这个化妆品当然可以，可是事实上目前很多医疗医美的方法也都可以做。哈，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有足够时间呢，再更进一步的去分析一些这种除皱的一些产品的一些类别。哈，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呢，继续接听大家的 call in，call in 号码是零二八三六九三三九八。 八三六九三三九八，呃，欢迎回到九八新闻台全民 u n c l e 节目，我是台大医院皮肤科蔡成芳医师。接下来继续回答前面的听众的 c a l l i n 的号的电话，也会回答另外一个周小姐的问题。哈，我们 c a l l i n 号码是零二八三六九三三九八。那在化妆品当中呢，到底有什么东西呢？是属于这种这个抗老的一些物质啊，除皱的一些物质。其实当然。 呃，老化是一个很全面性的东西。不过，如果我们现在把我们的重点呢放在除皱的上面来看的话，其实大概就两个重点，一个是促进胶原蛋白的形成。那这种东西呢，大多数呢最有效的就有两个物质，一个是呃维他命类的东西，包括维他命 A，这是普遍大家都认可对除皱促进胶原蛋白最有效的产品，就维他命 A 的维他命 A 的一些衍生物，包括维他命 A、维他命 A 酸、维他命 A 醛、维他命 A 酯哈。那这是第一大类物质。 那第二大类呢是维生素 C 啊，因为一些研究当中呢也显现出呢一些维生素 C 呢能够促进我们的胶原蛋白胶原蛋白的制造。那另外呢还包括一些什么东西，包括一些果酸啊，包括一些生长因子，一些所谓的生态这些东西呢，这些在某个程度而言呢，它都有被报告过能够活化我们的这个纤维细胞、纤维母细胞，导致胶原蛋白的一些制造啊。那这是一大类的物质。 那另外一大类物质呢，就是它是单纯的促进我们的玻尿酸的一些形成，哦。那玻尿酸的的刺激物质呢，其实就比较广泛一点点哈，而且研究不是那么的多了哈。那当然现在有一些一些糖分子的一些研究，甚至包括像 DNA 这个东西呢，都有人报告过它可以促进胶原这个玻尿酸的形成。不过更常听到呢，就是干脆直接把玻尿酸打到皮肤里面去哈。 啊，一些玻尿酸形成一些原料，涂在上面去，打到皮肤里面去，哈，那这些也可以达到一些类似的一些治疗的一些效果。那当然，更积极的部分呢，就是用现在的一些医学美容方法，做一些电刺激啦，哈，镭射的一个刺激啦，哈，然后这个直接呢，或者直接把玻小分子的玻尿酸呢，直接打到皮肤里面去，哈，所以这是更当然更直接的方法。所以，对，大概有不同的方法让皮肤变厚，让胶原蛋白制造啊，让皮肤含水量增加，好，所以这是呃。 不同的一个除皱的一些方法哈，所以可以根据你个人的不同一些需求来做一个来做一个使用哈。那接着回答一下周小姐的问题。喂，你好，你好，请问那个传说鱼鳞粘在皮肤上，如果干掉久了，它会变成一个肉芽，是吗？是，会清不掉。然后如果说那个鱼鳞你吃进去，我们肠子里，会不会变肿瘤？ 嗯哼，嗯哼，谢谢，谢谢你。OK，这个倒是相当有趣的一种， <laughs> 呃，呃，传闻了哈。当然，医学上面有个疾病叫做鱼鳞癣啊，叫做鱼鳞癣哈。那还有一个名字叫做席兰菜哈。事实上，这种鱼鳞的东西呢，它在医学上面呢，它代表是两个不同的一些疾病。第一个就是说，鱼鳞癣呢本身呢，它事实上就是皮肤的一种角质分化的一些异常，那皮肤会形成这种代谢不良的。 厚厚的皮屑会留在皮肤上面哈，特别在小腿的地方呢，会有这种棕色的一小块、一小格、一小格这种厚厚的些皮哈。那目前知道说呢，它是一些遗传性的疾病，你的皮肤呢，在最分化的最末层呢，它无法产生足够的这种一些保保湿因子哈，那所以让皮肤呢本身就无法很顺利一些一些剥离哈，所以这是一个外形上面相似的一个东西，嘛叫做鱼鳞癣啊。那另外呢，有个叫希兰 e 黑炎疹呢？台语讲黑炎疹呢，事实上什么东西？它事实上是一种病毒感染啊。它是一种病毒感染。那这种病毒感染呢，它是一种叫做人类乳突病毒的一个感染。那外形上面呢，它会一颗一颗会有凸起的一些现象。那这种凸起的现象呢，本身呢去抠它呢会抠到流血，可是它底部又再长出来啊。那这个的与这个人类乳突病毒呢，它有很多不同的类型，至少两百种这样的类型哈。那比较常见的皮肤上面呢？ 在大概有差不多十种比较常见的皮肤的病毒，那在这这个生殖器的部分呢，大概有三十几种常见的这个黏膜黏膜的一个病毒存在哈。那在黏膜的部分的形成呢，就形成两个最重要的一些疾病，一个呢我们把它叫做子宫颈癌哈，另外一个呢就是形成所谓的菜花啊，这是在黏膜上面的症状。那在皮肤上面呢，它形成这种各式各各样各种不同的这种皮兰菜，就是不同的一些所谓的皮肤的病毒疣啊。 那它表现起来呢，可以是一颗一颗，应该讲硬硬厚厚的哈，好像这个这个在脚上的可能像是一个鸡眼哈。那在脸上呢，可能就是一块有点色素斑，像有点像汗斑这种扁平苔藓、呃扁平疣的一些情形。哈，那也有可能在手指上面呢产生一些角化一些现象，变成所谓的寻常疣哈。所以每个人表现起来呢各不相同。不过这个东西呢，虽然叫鱼鳞，虽然大家嘴巴叫鱼鳞，鱼鳞跟鱼鳞相关，可是跟鱼鳞呢严格讲起来呢。 并没有直接的相关性哈。如果你硬要讲说跟鱼鳞有什么关系呢？第一个就是外形上面在脚上一下鱼鱼鳞的东西，像鱼鳞线鱼鳞线，至于说手部的部分呢，如果说真的有鱼鳞被割到的情况下呢，那这种情况下呢，反而是就形成一个小的伤口。那这伤小的伤口呢，可能会变成容易被病毒所这个吸。 这个进入到粘粘附在皮肤上面，更进一步呢导致病毒的这个滋生那形成所谓的这种病毒油的一些情形了哈。不过这个这个跟你粘在皮肤上面，如果没有外伤是没什么关系的啊。那这吃到皮肤里面、人体里面去呢，一一定的东西呢，其实人体是不会吸收的，所以最后呢它会被被分解、被排出来哈。那所以吃进去呢，正常情况下呢也不会有什么形成太大的一些问题啊。那。 在皮肤科观点来看的话，你说这个鱼鳞呢，真正的风险在于什么？就鱼鳞接触皮肤的时候呢，有一些鱼呢，譬如说你在家里头整理鱼缸哈，那这种淡水鱼呢，其实鱼缸里面呢，有一些会有很多会有一些细菌存在啊。那这些细菌呢，我们叫做海洋的 Marine 海洋性的这个非典型分支杆菌啊。那这种情况下，在清鱼缸的时候不小心被刺破皮肤的时候呢，它可能会形成一些慢性的皮肤的感染，在手上呢。 之后会会会一个一个呢，慢慢慢慢的往手部的近端哈，甚至走走到手腕哈、手肘哈，甚至走到更上面的部分的一个一个感染了，所以这是不太一样的一个情形了哈。那所以这跟它粘在皮肤上面没有关系哈，它顶多呢就是因为在皮肤上面存在，然后再引起一些伤口，但是伤口呢再引起一些细菌啦啊，或是在产生一些特殊的细菌的一些感染有关系了哈。那个这个。 不是一个直接跟鱼鳞有什么样的一个关系，所以这个东西只要把皮肤没有皮肤没有伤口，那个把鱼鳞煮干净，而且不是淡水的鱼的情况下呢，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安全性的一些考量了哈。那我们今天节节目呢就进行到这边，好，我是台大医院皮肤科蔡成芳医师，好，也非常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再见。